布施度，在经中讲的那个人就经？哎，谢济菩提，谢济菩提就是布施啊。这个布施，一个要对自己有功的，还要替为别人有功的，啊，做一件布施的事情。 能够自利又能够利他，这才叫布施。我也听到人家说这个布施啊布施啊，我们什么都要布施啊。我这个贪心也布施掉，我这个嗔心也布施掉。哎，这个话听起来是蛮有意思的。我就把它布施掉嘛，我也不贪了，也不吃了，啊，也不嗔恨了，也不也不也不嗔恨了。 听起来是蛮有意思的。如果这个布施布施，那必须要有个对象哦，啊，我财布施，财布施布施给谁呢？布施既贫穷，像现在说是这个社会上啊，贫富不平等，啊，要扶贫，啊，人家贫穷了，我们要帮助，那你这个布施是有个对象的。 说说我这个法布施哦，那么有些初小的人不懂得佛法，我们别人懂得一点，哎，哎能者为师，啊，我就给他讲讲给他听听，那法布施啊。如果说我这个贪心不好，我贪心也布施掉，不贪了；我的嗔心也不好，我嗔心也布施掉，我就不嗔了。那么你这个嗔心、贪心布施给谁呢？ 哦，你不掺和你来不是给别人呐，那也不行哎，啊，所以这个说话呢，这不能够仔细推敲，一仔细推敲呢，这就有病，啊，啊，你说那个漏斗外行的布施，那个布施里下有财施、财布施，有法布施，有无畏布施，啊，不这个，不不这个贪心布施、嗔心布施不得的。 这个我们消佛的人也要注意呢，啊，不能够信口开河啊，图好听是不行的。释迦牟尼佛在因地中单行这个布施度，啊，说是内财外财法布施，外财除了自己身体以外的，啊。 什么吃的、穿的、用的呀，钞票啊，什么东西？我身外的东西，房子啦，呃，是属于你的，啊，都拿来利益他人，这是内呃这外财。还有内财呢？内财是什么东西呢？就是自己的身体，舍头目脑髓。 这不现在的人好像听这个事儿都像神话一样，哪个布施还把个头舍掉啊？啊，哪个布施还把眼睛舍掉啊？啊！佛是不打妄语的，真语者、实语者、如语者、不狂语者、不妄语者。菩在阴地当中做布施， <clears throat> 那可不得了，啊！不然这就能成佛了吗？啊！ 释迦牟尼佛不讲别的，这个内彩，讲这个外，讲这个就讲这个，呃，舍头目了舍这个眼睛珠子，单舍这个眼睛，人的身体上的眼睛呢是最宝贵的，啊，说是如护眼中珠，眼睛珠子，人要是不得眼睛，这个人就困难了，走路也不方便。 啊，这小佛的人看经也看不到了，能舍难行能行，难舍能舍，只要众生需要，我就满他的愿。这是现代人是不能想象的，啊！但是你要如果真的要想要成佛呢，这条道路还必须要经过。 过去的诸佛菩萨在因地中发菩提心、行菩萨道，都发这个愿的。啊，你不叫看别的，别的我们就不要过去菩萨发愿，啊，观世音菩萨、地藏菩萨、普贤菩萨、文殊菩萨，啊，阿弥陀佛、释迦牟尼佛在因地中都发了大愿的。 啊，愿愿度众生，度众生，那你就要满众生愿。不满众生愿，他就听你的话吗？他就相信你了？我们今天这么多的人，普天之下，啊，这么多的人，信佛的、出家的，啊，皈依三宝的，怎么来的？佛对我们有恩呐。 世界上人，如果你要听他，的要想要想他听听他，要想他听你的话，哎，你也有点小恩小惠嘛，啊，他就听你的话了。啊，拿这么个譬喻，佛在无量劫当中，啊，修六度万恨，对我们的众生恩德太大太大了。啊，你们看过？ 普贤菩萨恨怨品吧？那个境界是什么境界啊释迦牟尼佛在因地当中单舍这个眼睛珠子，啊，人人都有两个眼睛的，啊，骗覆三千大千世界，把三千大千世界这个土地全部铺满它。 一点缝都没有，啊！如果说从空中掉一根针下来，无论你掉在什么地方，都会戳到释迦牟尼佛的眼睛上头。大家想想看，我们现在是做不到啊！要想成佛，哎，这个这条路还是躲逃避不了的。 <clears throat> 啊，像隔离王隔绝身体，那都一般常人都做不到的。要布施，这是众生的一个根本的这个大病，就什么都舍不得，什么都是最好。这个贪心呐，天下都是我的，啊，我这就是我的，啊你的也是我的，我的你不许动啊，就是这么个贪心。 说我们这个妄想歇不下来呀，啊，这功夫用不上去哦，啊，不能布施吗？那什么都都不施掉。世尊在因地当中行菩萨道的故事多的不得了，啊，那是连篇累牍。 因为今天是释迦牟尼佛成道的良辰，回顾过去，释迦牟尼佛的因中行菩萨，我往年呢也说这么个这个故事啊，过去释迦牟尼佛因缘譬喻记本生，本是方广未曾有，说这么一件事情。 过去久远是有这么一个国家，这个国土的名字呢，叫做叶波国，国王叫做石波国王。啊，本来没有儿子，那也是齐身倒佛，啊，哎，生了一个儿子，生了个儿子嘛，那就是太子了。 这个儿子呢，非常聪明，相貌也好，人人爱惜那将来他要这个皇太子嘛，生了那么将来就是继承王位的，啊。这个国王呢，有两万夫人。 那也像是我们像我们这个近代这些个皇帝一样啊，三宫六院呢七十二妃呀，那就不得了啊！这一说这福报啊。后来这个生下这个太子这个儿子呢，叫什么名字呢？这个徐大拿。徐大拿太子有这么一件往事。 啊，也还蛮感动人的。太子生活在王宫里向，那当然是也像我们现在说的，般般如意，事事现成哦，享受，呃，啊，那就是最高的享受了。哎，你像我们这次释迦牟尼佛出世，做细大做细大太子，啊，他也是呢，游四门，看生老病死。 啊，发心出家，是这么一条线。那个徐大拿太子呢，也是这个样子，哎，正在王宫里向吗？想出去转转，到外头一转，哦，原来这个这到外头的世界跟我在王宫里世界不一样啊！这王宫里向尽是享受，啊。 到外头一看，哦，这个老百姓啊，非常穷苦啊，生老病死啊，不少吃少穿呐，缺医少药的，这些个事儿，你看着心里很不忍。因为这些人呢，都是过来人，啊，实际上呢，也就是做的给人家看的，他做的像像个真的一样啊。 他回来以后，就跟这个父王啊，就请愿。哎，他说外边老百姓那么穷苦，我们这个王宫里头的宝藏多的很呢，金银财宝、吃的穿的用的，把这做什么？那就布施。啊，国王呢，奈系太子，太子说话那是，呃，言听计从的，好吧那你要布施，你就布施好了，啊。 凡是所有的东西都能够布施，啊，那个太子呢，过去讲究布施，也就像要要要做一件大事情一样，啊，发通告现在呢，就是要登报了，广播了，嗯，发通报。哦，徐大拿太子，哎，设立无遮大会，普施天下，视察有的。 凡是人要要的，只要他有，他就布施。这个消息传开了以后呢，四面八方呢都在来呃，求布施的，要衣服的，要钱的，要东西的，要这个的，要那个的，都来了。哦，成千上万都来了。嗯，哎，太子欢喜，啊。 看着大家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求布施，得是欢喜。布施。当时呢，有一个邻国，这个邻国跟这个叶波国呢是个敌国，啊，家伙彼此不和睦的。这个叶波国呢？ 有一个国宝，就是有一个白象，一个大象，啊，过去，现在这个保卫国家有军队啊，有飞机赖以保卫这个国家的，所以其他国家呢都不敢来侵犯。哎，这个邻国呢是他的敌国，邻国一想啊，徐达拿太子小布什，呃，要什么给什么，哎，我们什么都不要，就要他那个白象。 我派了几个人呢，就来，哎，跟太子呢就要这个白象。太子想，是的，我这个既然已经，呃，发这个布施心，要什么给什么。不过这个白象，太子想想看，这个白象是国之大宝啊，啊，我这个国家要没有这个白象，将来我这国家就危险了。 他回来又一想，说：“我发的这个愿心呢，我也不能违背我的誓言呢。”啊，想来想去，好，你要我就给你。就把这个像呢就牵出来，啊，叫把这个来乞讨这个佛罗门呢，啊，牵着走了，牵着走了。太子说：“你赶快跑啊！” 啊，你要跑慢了，要是被我们这个家这个国家小点的话，那是不会，他不会放你过门的，啊，跑了跑了跑了，一跑了以后，太子嘛，在皇宫里向，那是国王所宠爱的啊，太子要做什么事情，什么人也阻挡不了，把个白象牵着走了以后。 如果大家这个国国内呢议论纷纷的，不好了，我们这个白象被人家逃走了。将来我们这个国家靠什么？啊，靠什么保卫呢？就怨了，怨太子不敢呐，哪敢怨太子啊？啊，就把这个事儿呢就报给一个国王，国王一听也许很惊愕，这怎么办呢？啊，啊？ 谁到这个卷？谁到这个相房里把这将牵带来的？啊啊！要治这些人的罪。嗯，后来有一个大臣就说：“他说这是太子的本意啊，牵着跑了，那不能怪别人呢。别人是，别人是给你做事情的，他们的主权呢？后来怎么办呢？对太子怎么办？嗯。” 就是这个样子，啊，要把它流放，就是现在这种流放，放住啊，放住在离得很远很远的地方，到一个山里，像这个坦特山，啊，叫他到那儿去悔过去，啊，等于说你犯了错误了。坦特山离着叶坡国有六千多里路。 不是现在，现在交通工具方便了，乘飞机六千里路一个钟点就能到了。过去拿两只腿跑的，太子被住被驱逐啊，到这个山里上去忏悔悔过。那过去人都听命的，都听话的，都孝顺的啊。父王发的命令，叫他走，他不能不走啊。嗯 要走了，还不能有怨心，还要告假，呃，说跟父王告假，哎，还要跟这个母亲告假，还要跟他的夫人告假。这个徐大拿太子娶了一个夫人呢，这个满地夫人，嗯，那也是一个国王这个女儿，啊，才貌双全的，还要跟夫人告假。 还要跟宫里下的呢，呃，这些个这些个有关人员都要告假，大家都舍不得啊，啊，太子国之大宝都舍不得，嗯，舍不得也不行啊，啊，那个十大阿太子跟他的夫人告假，这个夫人一听，难过了啊，旧社会呀。 啊，作为一个女人，在家的时候在家从父，啊出嫁从夫，夫死夫死从子，国家的就儒家的讲叫三从制，三从四德。你走了，把我丢在这儿，我怎么能过呢？我也跟着你去。夫妻两个人嘛，夫妻就是一个人的。 夫妻哪是两个人，就是一个人嘛，啊！那太子就说了：“他说你这你这苦啊，你是夫人，夫人在皇宫里下，呃，那种生活，你到山顶去怎么受得了啊？嗯，那很苦的，啊，啊，他说再苦我也我也我也我也跟着你走，啊，我也不怨。那么同时呢？” 这个太子徐大拿太子跟曼德夫人还生着两个小孩子，一男一女都很小，嗯，在宫里下，全部告了假啊，那么开始就离开皇宫了，啊，出其北门，啊，那么这这毕竟啥是个太子啊，还给了一条车，给了一个给他一辆车子。 还给他一一匹马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两个小孩子是不能走路的，啊，就坐这个车子，嗯，就这么跑的，啊，这个开始呢，以以后呢，就是那个徐大拿太子行布施的这个全过程，因为徐大拿太子。 普天之下都晓得来刑部施都来求，都来讨。哎，今天这个徐大拿太子走了一个皇宫了，走了到路上去了，走到路上呢也遇到人来讨了。太子就说：“我在皇宫里向还有那些个财啊、宝啊、什么东西啊。”他说：“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来讨的人呢？ 什么都没有了。他说：“你这个马我要。”嗯，啊，你不是可有车有马吗？太子想想，不错啊。呃，要马给马，马不是把马，给他布施掉了。这马不施掉了，车子怎么办呢？这车子我原来是马拖的，马没有了，啊。那太子呢，在前头拉；，夫人呢，在后头推。 车子上呢坐两个小孩子，又朝前头跑，走着走着走着走，又有人来讨了。他说：“马都没有了，还讨什么？我要你这个车。”嗯，他得要车，要车就给车啊，布施嘛，满众生愿，把个车也布施掉了。那么这两个小孩子怎么办呢？一男一女两个小孩子，还不大会跑呢。 嗯，哎，那么两个夫妻，他们夫妻两个人商量商量，是这个样子吧，你背一个，我背一个啊，啊，你呃太子呢背男孩子，呃那个满地夫人呢就背这个女孩子，啊这么跑的，又走走走走走走，又有人来讨了，太子就说我车也没有了，马也没有了，你还讨什么东西啊？ 啊，车也没有，他们也没有了。他说：“你穿身上穿那个衣服也是蛮好的，我也要。”“好好好，要衣服就给衣服，衣服脱下来了，换旧衣服。”啊，一直呢，讨太子的衣服，讨夫人的衣服，连两个小孩子身上穿的衣服那个好都都讨着去。啊，太子的舍心呢，一点就悔意都没有的。 就成天走走走走走， <clears throat> 那叫接受考验的行菩萨道是不容易的，不是嘴上说说的，啊，那叫难行能行，啊，走到前头，哎，拿腿跑的，过去在皇宫里向都是最高的享受，现在都都都跑在那个呃那野地上跑，也不得个路。” 啊，很辛苦，很疲劳，哎，看到前面了，好像有一个城市，啊，这个城市里像有做生意、做买卖的，啊，人来人去的。那个满地夫人就建议了，哎，他说太子啊，他说我们都跑了这么多天了，跑得蛮辛苦的，是不是我们到城里先歇两天再跑？太子讲。 他说：“父王把我们遣到那个谭特山，我们是不能够在半路休息的。如果半路休息，那就是不孝。啊，他到这个时候还想着孝道，孝什么就孝就是顺，孝就是顺了，叫你走你就走，啊。” 那叫你死就死啊，叫你活就活啊，那就是那就是那就不顺了。现在的人还得了啊？打爹骂娘的多得很。哎，说过这个话以后呢，哎，前面这个城市忽然不现的，那是考验他的。啊，如果你要进到这个城休息下来，哎，那你就是不孝，不孝。 怎么能够行菩萨道啊？怎么能够做布施啊？将来怎么能够成佛呢？啊，孝顺的父母、师生三宝，孝名为戒。孝是什么东西呢？在我们佛教里讲，孝顺就是一个戒律。不孝，那就是犯戒的。一个犯戒的人，能够成佛吗？是不能够成佛的。 啊，度过这么一关，又朝前头走了。走着走着呢，是的，走的时间很久了，就到的这个， <clears throat> 快到这个禅德山山下了。前面呢有一条水，挡都不能过去。啊，这个水蛮深的，又宽，不能过去。哎，我的目的是要过这条水，进入那个山。 这个水不能过去怎么办呢？你们的船又不会游泳，还有两个小孩子。当时呢，那个徐大拿太子入慈心三昧，啊，什么叫做慈心三昧呢？慈心三昧就是慈善根力，啊，无量劫来。 慈念一切众生，这个慈就包括悲在里边，啊，大悲八苦，大慈雨乐啊，入这个三昧。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，啊，有些个神通的显现，哎，比如说那个无所事王要害释迦牟尼佛。 出那个最啊，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那个白象要塔上释迦牟尼佛，啊，那个大阿罗汉都跑着跑了，啊，哎，佛不跑啊，那个白象还得了啊，啊，那背就是他塔的嘛，啊，白象来了，佛呢，伸一张手，从手指头，从五个手指头出五个狮子。 哦，这个白象见到狮子，吓死了啊！这个五个狮子并不是释迦牟尼佛有意要降服白象，我这个出五个狮子，我把这个五个白象，我这降服掉，没有啊！佛就是以慈心三昧念众生苦，啊，自然而然的。所以当这一条水过不去，所以西大太子呢。 就入慈心散，嘛，就是一入一入慈心散，嘛，这个水就潜下来了。啊，水潜下来以后，哎，千里而动啊，那个腿就那个水就很浅了，可以趟过去了。过了河，把这个水过去以后呢？ 那个西大太子，那个西大拿太子呢，就住院了，啊，他说我是以系慈心三昧渡过这个水。他说我进来进入这个山，将来有人要来看我，啊，只要有人想念太子，啊，就能够渡这个河。 那么这个太子跟这个夫人还有两个小孩子进入这个山以后，这个山呢，据说还是蛮好的，啊，嗯，进了山了以后，那么进山嘛，山地方蛮大呀，总要找个地方住啊，啊，到山里向这走着走着呢，就遇到一个仙人，啊，在山里向也有修行人呐，啊，修成了仙了，修了几百年了。 那么当然，太子就问啦：“他说，你这个山呢这么好啊？我们来山上，怎么是来修道的啊，请你这个仙人，请你这位大仙指一个地方给我们。”那个仙人回答说：“我这个山上啊，处处是好地，处处都是风水宝地，哪里都能住啊。” 那么太子就问呐，他说：“大仙，你在山上住了多少年了？”他说：“大仙说，我住了五百年喽。”啊，说了这么一句话。那个大仙反问，反问就是反问太子，他说：“你们这个说是到山上来修行的，那个修行嘛，你不能带着老婆孩子来修行啊，啊，不，老婆孩子来来修行啊。” 嗯，当时那个满地夫人就插话了，他说：“你刚才你这个大仙说你住了五百年了，这个五百年，在我们佛教里想讲呢，这叫个寿者相。《金刚经》中说的，无人相，无我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。啊，那就是说你这个大仙，一个有寿者相。” 就是成了一个仙，那个仙是不能够了生死的，啊，说的不好听，那也是六道之一。我不是六道轮回吗？他一个仙道呢，仙道有什么了不起啊也不过是多活了几年吧，啊，所以满队夫人跟他一说佛法。 他毕竟是个仙人，哎呀，他说我这个惭愧啊，我在山上呢，只晓得修长生术哎，长生不老哎，啊，纵了八万劫，终是落空亡这个长生不老，活几百年就算长生不老了嘛，嗯，啊，哦，后来这个徐大拿太子。 就问这个先生，你可听到说那个叶波国有个徐大拿太子，啊，这个乐善好施的，他说那我晓得啊，啊，他说我就是的，哦，这个样嘛，这个先生嘛，这个徐大拿太子都非常恭敬，就是指了他一个地方，他说你到哪个地方，到山里向一个好地方在那住，那么徐大拿太子跟着夫人还有两个孩子。 就进入这个地方，那么山上怎么种的东东呢？还盖几间小房子，盖了三间小茅棚，啊，男孩子跟太子住，女孩子跟夫人住，住下来了，这山里下就过生活，啊，也用功办道，那么还要吃饭呢？山里哪有饭吃啊？ 啊，不是像住终南山的，住终住大茅棚，啊，每个月下来嘛，还拿零到到到了大茅棚，就零点米，那么多没得米的，啊，吃什么东西呢？就吃山上的野果子，啊，山上的，呃，野果子多啊，嗯，夫人天天进入山里上去采果子，回来嘛。 这是赖这个拿的这个过生活，小孩子啦，还有他个太子啦，就吃这个富人采的果子。那么孩子在宫里下皇宫里下，那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宫作山里玩的人多，到了山里下啊，那个山上的野兽啊，猴子啦、小老虎啊，跟太子了一天到晚搞得蛮熟悉的，哎，一点搞害的心都没有，哎。 所以人家这个善心呢，能感动感动物类，啊，那个物类都被感动，啊，他也不伤害他，啊，就跟着小孩在大家在在在一天到晚在那玩过了没多久，事情就发生了，啊，当时呢。 有一个小国家，有一个婆罗门，丑呢婆罗门有十二丑，丑八怪一样。他那个老婆，那个老婆呢蛮漂亮的，啊，嗯，这个老婆不很漂亮的嘛？这个婆丑陋婆罗门嘛，知道？那不天天这个女同志嘛，啊。 这个日常生活烧锅洗饭呐，淘米洗菜啊，都是女同志的事情。经常出去到井边上啊，到河边水边上啊淘淘米、洗洗菜呀。哎，人家看到啊，就讥笑，啊，嗯，他说你这么样这么漂亮这个女人，呃呃，嫁了那么个丑八怪那个那个那个婆罗门，啊，他心里想呢，就感觉难过啊。回来就跟那个婆罗门讲，哎。 他说：“我今后啊，我不出去了。我出去，嗯，老受人家的讽刺。他得想办法，嗯，叫我雇一个人，啊，就像雇一个打工的。现在这个打工妹啊啊，雇打短工的。那个婆罗门说：‘他说我们家里穷啊，在哪雇不起人呐？雇不起人，你要雇不起人，我就跑了。’” 那女人一发脾气，男人就没得办法了啊！所以这个世界上就就有有几种力啊。佛有力量，大慈大悲啊。那个是罗汉生闻他又有力量，有十八变啊，有神通。那个小孩子也有力量的，小孩子一哭，你就马上你就你就什么事叫你要依他的，那就是力量啊。嗯，啊。 嗯哎，那个女人也有力量啊！女人有一嗔恨心就有点力量，一发脾气，男人就没得办法了，哎，这个婆罗门呐没得办法，他说怎么办呢？没得钱呐，哎，那个女的呢就给他出了个主意，他说那一小旦啊，那个叶波国徐大拿太子啊要布施，什么都要布施，哎，他说他有两个孩子。 啊，你把他讨得来，给我做给我们家里像做奴隶啊！哎，没得办法了，这个是这个丑婆这这个丑婆罗门呢，就跑去跑到夜波国去，呃想讨这两个小孩子。哎，跑到夜波国，一问一打听，不好了，去大那太子已经走了，就是犯了这个布施的错误。 被父王遣送到潭柘山去了，啊！同志们一想，那不行啊，啊！他到潭柘山去，我到潭柘山去讨去，他也就朝朝这个头的潭柘山那不走的来了，走的来了，走的来了嘛，也是的，到这山底下呢，遇到这条水，那个太子呢，过去的时候他有这么个愿力，啊。 凡是想找我的人，哎，只要念我，就能够渡这个水。哎，这个婆罗门呐，他说我这个想要见太子，我这个水过一念，哦，这个水就小了，他也过去了。嗯，过去了吧，进入坦德山。嗯，徐大拿太子进山的时候呢，遇到个仙人。 这个丑婆罗门呢，进入山里向呢，遇到个打猎的，啊，啊，他就问，哎，他说你可晓得叶波国有一个太子，这个徐大拿到那个山里向来，住在什么地方？啊，那个打猎的人呢，哦，他说你们这个婆罗门呐，坏就坏在你们手上，啊。 嗯，那个那个白象呢，也是波罗门，也是波罗门讨着去的，弄得把我把这个徐大拿太子呢发遣到，发遣就是流放哎，啊，啊，就流放。你像在过去，呃，有些在在这个呃在在朝廷里像啊。 可是犯了什么法了，犯了什么错误啊？啊，不犯死罪，把你流放到最苦的地方去，啊，像这列宁流过到流流放到西伯利亚去，那个冷的不得了，啊，你能过就过，不能过嘛你就死，啊，比如在这个地方，那个猎人想，就是就你不这婆罗门再坏了啊。 这个那个猎人呢？那个猎人嘛，这个病的猎人呐，趁狠心打，就把这个，把这个婆罗门捆起来了，就打他。哦，这一打呀，这个婆罗门心里想不好了。他说：“我今天想叫，想见太子，想讨这个孩子，看来我今这小命都保不住。”他说：“不想想办法，我这命保不住怎么办呢？”他一想，心机一动，哎，他就跟这个打猎的人说你不要打我呀。” 你不是问我清楚吗？你说我晓的来做什么的？我不是来讨东西的，哎，我是受他的父王之托来看望太子的。哎，你看这个，呃，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打猎的人呢一听，哦，那怪不得，对不起啊，啊，啊，就把他放开来。后来嘛，这个婆罗门嘛，就跑到山里去，去见太子去， <coughs> 见太子。 我们就话就朝近了讲吧，是吧？就跟讨这两个小孩子，哎，向太子乞求布施这两个孩子，也就说明了我家里向穷啊，要把这个两个小孩子讨着去给我家里向做奴隶，做佣人呐。那个小孩子是那还。 能不能做佣人呢？啊！太子心想，心里想，心里想，太子心里想，也有点做难呐。嗯，这个不不是一个身外之物啊，他还有个母亲呢。嗯，那天呢，母亲也不在家，到山里想采果子去了。啊！太子想想，是的。 我发的这个愿，什么都要布施，啊，儿女要布施，那是宝贝啊，啊，那你看看现在，如果现在的人说是一个自己亲生的两个宝贝孩子，说是有人跟你要，不是要着去做什么事做奴隶去，肯舍不？肯舍啊？大家问问心看，啊。 我是没带孩子的，我我我不晓得。你们有孩子问问看是不是肯舍不肯舍啊？嗯，嗯。他就想是的，嗯，埋怨，给的，啊，布施，把两个孩子给你一说的这个话呢，两个孩子不答应啊！哎呀，这个一布施要离开父母的，怎么能离得开来呢？啊！ 这个孩子，两个孩子，们又哭又嚎又叫啊啊！哭天上地的。太子说：“那个小孩子就说，他说你给我布施在别个地方可以，这个丑婆罗门像个鬼一样，像个罗刹一样。你给我布施给他，将来他不把我吃掉吗？”啊，太子就难为他你不要怕啊，他给我就是长得丑一点嘛，他毕竟还是人呐。” 啊，他说我已经发了这个愿，呃，你们呢也要顺从的父意，做一个孝顺的儿子，孝顺的儿女。过去的小孩子都天赋都非常好，啊，又悲伤，又不敢违背父亲的这个意愿。 啊，那两个小孩子当时，当时那个情况呢，那是非常呃，那是我们看到呢这这这都是非常难、非常难过的啊。呃，这两个小孩子就向父王求忏悔啊，啊，他说我们过去我们是古王，这做王太子哎，啊，现在不是做王太子，或者做奴隶，做王太子或者做做奴隶。 他说：“我们过去生中造的什么业呀？啊，今天赶这个果报啊，啊，啊，能够愿意从今以后啊，呃，再不造这个业，啊，再不受这个告再不么受这个果报， <coughs> 就把这两小孩子就交给这个婆罗门。这个婆罗门。” 嗯，他说你这两个小孩子不是个东西，啊，不是一件东西啊你叫抱我，我就来着就跑。那两个小孩子活的活人呐，他会跑啊，他会叫啊，啊！他说怎么办呢？他说你弄个绳子把他拴起来，啊，啊，把两个小孩子手拴起来，一根绳子拴两个，亲自。 啊，不是感动人呐，感天地泣鬼神啊！过去人的这个菩萨行菩萨道，他就有这种道理。啊，感天地泣鬼神，天地就为之大动。这叫难行能行，难忍能忍，一般人做不到的啊。 在皇宫里下做皇，这这这这个这个这个这个那个那都是那个啊啊非常宝贵的啊难舍的，怎么舍得掉呢？嗯，而且这两个小孩子还说了，他说父王父王啊，父亲呐，他说你把我们两个舍掉，他说我们还有母亲呢，这个母亲进山去采果子了，啊。 假使要回来，看不到这两个孩子怎么办呢？这不难过吗？啊，没得办法呀，只好把这个把这个婆罗门交到婆罗门了交到婆罗门，两个小孩都不肯走哎。啊，那怎么肯走啊？用绳子牵不肯走。 既然太子已经布施给这个婆罗门了，这个婆罗门的心里下呢就有了仗义了。没有布施给我，那是属于你太子的。既然布施给我了，那就这个所有权就是我的。这个婆罗门呐，这狠心呐，啊，啊，就拿这个拿着棍子呢，就打这个两个小孩子。嗯，这个是两个小孩子。啊 哎呀，那个打的人，他这呃，打的身上都出血了，啊。那个太子虽然是难性能性难忍能忍，毕竟他还是视线的，啊，太子也很受感动，啊，眼睛就流泪了，啊。你像那个太太徐大拿太太，那个眼泪跺到地下。 什么情况啊？热泪热泪啊！那一滴眼泪落在地下，这个地大地就像我们锅里烧的开水一样，地为之富富就是开水呀，啊，那可了不得的。啊，你说过去菩萨行菩萨道，什么样的情况啊？ 那么这两个小孩子被婆罗门牵着走着，小孩子不肯跑，虽然有个绳子，因为他在山上嘛，在山上跑路，那个山上路一两边都是树，那小孩子有的时候呢不肯走，这不个绳子有绳子嘛，绕在树上，绕在树上不肯跑，那个婆罗门就弄弄着鞭子抽，啊，非常残忍啊。 正在这个时候，那个满地夫人就是两孩子这个母亲，太子的夫人，在山上采果子，忽然间呢，感觉到心惊肉跳，两个脚板心发痒，两个乳房呢，那个乳汁都流出来了。哎呀，这个满地夫人她说：“我这个筋从来长这么大，没有这么一个，没有这种境界，是什么事情啊？” 啊，什么事情这么重要啊？啊，他我还采果子呢，啊，这果子不采了，这个必须一定有重要的事情，赶快回去，就朝回头跑，朝家回头跑，因为那个时候呢，婆罗门呢还没走远啊，如果婆罗门要是不走远， 那个满地夫人要回来，这两个小孩就带不走了，带不走呢，就破坏了太子的布施的本意，所以当时帝释天就化作一个狮子，在满地夫人回来的路上就卧在那个地方，啊，那个路上上的路很窄呀， <coughs> 一个大狮子。 这狮子嘛，吃人的，啊，这个满地夫人，那个就就牵了个大狮他走不过去啊。满地夫人就跟着狮子讲啦：“他说，狮子，狮子啊，你是兽中王，他说我呢是人中王，啊，他说我现在回我家里在有急事，啊，请你让个路路路让让路，让我走过去。” 开始的时候，那个狮子不动，你随便怎么说我也不动，啊，因为呢，婆罗门还没走远，啊过一些功夫呢，他晓得这个婆罗门已经走远了，这个狮子呢就让开路，让开路嘛，啊，这个马地夫人就回来了，回来了呢，他别个呢不注意，就找这两个小孩子，因为往天。 那个夫人从山上采果子回来，孩子嘛，回来妈妈回来了，妈妈回来了，就没围着妈妈呀，又拽衣服啊，又抱大腿啊，这妈妈，妈妈喊得不得，心上就不得了。啊今天回来看不到孩子了，心里上呢就感觉到诧异，啊，就是问太子啊，他问我两个孩子哪去了？太子也不讲，太子也不睬他。 问了几遍，太子也不说话。哎呀，这个满姐夫人心里想，他说：“这看不到两个孩子，倒也罢了。说太子也不回，也不讲话，这叫我这叫我这怎怎么能过呢？”再三的追问，再三的追问，说太子就说实话了，他说：“你这两个小孩子，啊已经给我布施掉了，被一个婆罗门讨着走了。” 你看看，满地夫人，那个孩子作为母亲来说，那是心头肉哎，那割他的心呐，能过吗？啊，所以当时的满地夫人那这个闷绝辟地呀，痛啊，嚎啕大哭，啊，情死情活的，嗯。 所以当时那个徐大拿娘他就说了：“他说你不要哭啊，你不要难过啊，啊，你你回想回想看，我们过去生中有过誓愿的，大家彼此发过愿的都是有来的发过愿的，啊，你要给我做夫人，那我呢是好布施的，我什么都要布施，啊，什么财产要布施，孩子也要布施。” 啊，我老婆也要布施，啊，你愿意，你就跟我做夫人。所以生生世世呢，他们两个人就做夫人的，啊，呃一说以后呢，这个马家夫人呢，哦，他这个本心呢，先前的，是的，呃，过去大家要事过的，大家等于说是发过誓愿的，啊，啊。 正在这个时候， <clears throat> 那就那个婆罗门已经走远了，啊，那个婆罗门走远了，做布时，不止一次的都要接受考验，对， <clears throat> 接受考验了啊，那个婆罗门走远了，嗯，那个第释天呢又来考验了，啊。 又变了一个婆罗门，跟他讨这个夫人，嗯，太子呢也把这个夫人也布施掉，这个夫人就说啊说你把我布施掉，谁来照应你呢？啊，啊，那布施掉，太夫人也布施掉，通通布施掉。”嗯 不睡觉以后嘛，这个我们就这里头，我们就不今天就不说了。这就说这两个小孩子回到那个婆罗门家里去，回到家里去呢。这家里不是婆罗门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夫人呢嘛。这个夫人呢，现在叫他去讨，现在回来就怨了，说你把这两个小孩子弄得来，打得遍体鳞伤，什么也不懂，怎么能够做奴隶，怎么能做佣人呢？这不行，那赶快给我卖他。 卖几个钱，都我重新拿，这就就就这再再，呃呃再去，呃顾顾顾顾好的来，嗯，这个婆罗门呢没得办法，婆罗门嘛，嗯这个男的啊只好听太太听夫人的话了，就卖卖卖卖卖卖不掉，啊那个天人呢给他做了棺木，啊他自己也不晓得。 拿到市场去卖，卖这两个孩子，要价太高，嗯，那个地势天的就要价太高，人家买不起。啊，意思上是怎么样呀？就把这个两个小孩子还卖到他本国去，卖到这个叶波果去，啊，卖不掉，卖不掉就怎么卖不掉，一直卖卖就卖他这个叶波果就是这个想两个小孩子本国去。这个本国的老百姓啊，臣民呢都看到，哎，都认得吧 这是徐大拿太子的两个，呃，两个孩子嘛，一个男孩子，一个女孩子，啊，所以就就报告给国王。国王一听啊，这两个小孩子就把他招战进来，你怎么怎么得的来的？太子布施给我的，嗯，太子布施给我的，嗯，那个，他想卖吗？ 国王嘛就想把它买下来，就赎下来，就问呐，要多少钱呐？那个婆罗门还没还价呢，这两个小孩子开口了，他说：“男的，嗯，呃，值一万块钱，嗯，那个女孩子呢，女孩子值两万。”哎，这国王一听。 他说：“过去旧社会嘛，都是男贵女贱呐，男的应当贵些，女的应当要是便宜一点。那为什么你这个女的反而贵，男的反而贱呢？你看这两两个小孩子蛮会说话的啊。他就跟他那个，那不叫父王了，那叫祖王。那个徐大拿太子的父亲，对这两个小孩子来说是祖父，就是祖王。” 他说：“主王主王，啊，你这个皇宫里向那么多的妃子，有两万夫人，啊，都是无亲无故的，啊，你们跟他的那么到了，都是无亲无故的。未进皇宫之前都是微贱的，到了皇宫里向都成了夫人了，享受夫人的待遇。” 啊，你一天到晚，你这个国王一天到晚跟他们在一道，你就一个儿子，就这么一个儿子，你还把他遣送到那个长德山去受苦去，那是不是男贵女贵难见呢？那个父王被这两个小孩子一说啊，说的难以为情啊，不好意思，嗯。 那么这个父王说过以后嘛，毕竟他是都是骨亲骨肉嘛。既然回到王宫里想来了，就想亲亲他，想抱抱他。现在这两个小孩不给他抱，不给他抱啊？啊，这个叶火国王，他说为什么不肯不肯把我抱啊？还是怕这个婆罗门啊？ 还是怕他，不怕他，我不怕，怕他什么东西呢？啊，那为什么不肯把我报呢？他说我，我说都是为什么不肯把你报啊？啊，他过去我是王孙，现在我是奴隶点儿，就是我，我是奴隶呀，是婆罗门的奴隶呀，哪有一个国王报奴隶的？哦，这样一来嘛，国王那好，那就问我家这先生，你要多少钱，给多少钱。 啊，把钱给过了以后，把这个两个，呃，这个两个一个两个小孩子赎下来，这呢才给他报，啊，报了以后，这个国王就问呐，他说你个父亲呐，就是这西双版太子啊，在山里想怎么样子？啊那么小孩子把这个经过跟他父王说，啊，蛮好的， <coughs> 啊。 那个国王呢，很想念太子，希望太子能够回来啊。因为这个故事呢，还是还是蛮长的啊，还是蛮长的啊。总的来说，就说明了释迦牟尼佛在因地当中，为了上成佛道、下化众生啊，所以行菩萨道。 男性能行，男人能忍。这段故事，啊，呃，如果你们要在文字上能够看得到，每一个人都受感动的，啊，都非常受感动的，啊，像这种释迦牟尼佛在阴地当中行菩萨的故事多了，多的不得了，都感动人的，啊，你比如说做那个善。 那个善有太子，恶有太子，那也是过去，也是释迦牟尼佛因地当中的事情啊。啊，入海取宝，这对搞木寺来说还有那么一段往事呢。这是我们亲身经历的。老和尚在世的时候要入海取宝，到龙宫那些取宝，我是亲自经历过那个事情的，啊。 入海去吧怎么去呢？还要弄船，有人成就，成就给我们一条大轮船，入海去吧多少人呢？哥们，都要跟着老黄家去吧就去吧啊！后来这个事儿呢，也是因缘不成熟，没有能够成行。啊，哎，这个要想成佛道，发菩提心，行菩萨道，啊，我们现在。